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：九月流火，第一百六十六集。林青霄口中的主母是指素宜芳。经过挖丹的事情后，林青霄连叫他母亲都不愿意了。林显红和白灵鸾已经被送到行宫休养。 说是修养，其实就是被林青霄软禁了。素一芳虽然还留在中山，但是她大受打击，从战斗结束后就称病避世，闭门不出，相当于半软禁。这是双方默认的结果。素一芳不再露面，对她、对林青霄、对林山素家都好。洛寒听到后静了静，虽然凡间很多传统和仙界一脉相承。 可是仙凡毕竟是不同的，比如凡人有宴会上男女不同席，只能男子招待男客，女子招待女客的说法，仙界却没有。为什么没有素一芳就不能招待女仙人了呢？洛寒问。三日后来宴者俱是熟人，大家相互招呼也没什么不妥之处吧？没有女主人，终究唐突，可否请你帮忙？ 洛寒挑眉，不置可否，突然问：“我以什么身份帮忙？”“你想要什么身份？”洛寒没来由想起一句话：“与怪兽搏斗的时候，要谨防自己也变成怪兽。”洛寒听到林青霄让他帮忙招待客人，他虽然没有经验，可是本能尚在。那一瞬间，似乎感受到一些不寻常的因素，不知道是不是他自恋。 他总觉得林青霄说没有女主人时，语气似有所指。洛寒不知道脑子怎么想的，跟着试探了一句：“上次西恒给他出了两个主意，一个是若离若即，悬而未决；通俗点说就是养鱼钓着他。另一种就是痛痛快快说开，两人相互喜欢那就在一起，不喜欢那就彻底再见。”洛寒不同意第一个。 但是又不敢尝试第二个，在他看来，无论男女，对感情都要忠诚。林崇玉三心二意，脚踏两只船是渣男。换成女人，洛寒一样不赞同。第一条路从一开始他就没考虑过，然而第二个委实太冒险了点洛寒真的拿捏不准林清霄的想法，尤其他是一个加倍回馈别人的性格。 之前云梦涵救了他一次，他就无怨无悔保护了云梦涵七百年，甚至能为了云梦涵一句话，第一次替林重玉挨天雷，第二次放走重伤的林重玉。尤其洛寒从未来而来，他知道在后世林清霄对云梦涵深陷其中，甚至为了夺回云梦涵和魔界开战。诚然，一场战争包含了许许多多因素。 开战多半是积怨已久，顺势而为。可是林清霄对云梦涵妥协到近乎没有底线，总是不争的事实吧。现在因为剧情尚未展开，林清霄还没有爱上云梦涵。可是，在洛寒之前，他们足足有七百年石门时光，洛寒不敢赌，他生怕他就是第二个云梦涵。自以为自己是不同的。 事实上，林清霄根本没有动情。云梦涵七百年都不行，洛寒才和林清霄认识了多久啊？洛寒不知道西恒对他谜一般的自信来自哪里。可是感情的事儿没有回头路，一旦捅破这层窗户纸，他们连朋友都做不成。他说完后就觉得自己太冒失了。人手不够时，请朋友帮忙招待客人是很寻常的事情。 他这样询问，反倒显得轻佻。但是还不等洛寒补救，林青霄紧接着就反问回来。他问的快，林青霄接的也快，洛涵一下子愣住了。他这是什么意思？他这种直脑筋问这种话，到底是暗示还是单纯的询问啊？林青霄见洛涵表情呆住，心中警铃大作，他立刻自责。 <sighs> 我怎么还是沉不住气？洛寒如今才多大，他怎么会考虑这种事情？我贸然提出这种事情，恐怕会冒犯到他。林青霄不动声色接住刚才的话，圆场道：“ <coughs> 你是我的朋友，所以我第一个想到你。如果你不方便，那就算了。”洛寒一颗心大起大落。 他缓了良久，慢慢应了一声：“呃，没事，能帮上你的忙，我很愿意。”林青霄颔首说：“不行。两人说完后，内心都有些挫败，气氛一时十分尴尬。两人都在相互试探，然而都怂得飞快。林青霄不好再坐下去，站起身说：“夜深了，你早些休息，我先走了。” 嗯，洛寒闷闷应了一声，起身送林青霄出门。林青霄走了两步，不放心回头嘱咐：“不要再玩了，早点睡觉。”“我没有玩。”洛寒不忿：“我这是工作，工作也要有度。”林青霄说：“张弛有度才能长久。都这个时候了，你再看下去对眼睛不好。你要是怕处理不完，明日我陪你看。” 洛寒应下，此刻已经走到门口，他没有意识，随口说：“有没有人和你说过，你这样特别像我爹？”这句话可谓精准戳中了林青霄所有的心病。他冷着脸，冷冰冰地说：“没有。”他们可能不好意思和你说，但是真的很像。洛寒说完，抬头看到林青霄，惊讶地问。 你怎么了？怎么突然不高兴了？林青晓脸色淡淡的说：“没有，你好生休息，我先走了。”他说完后，都没等洛寒回答，转身就走。洛寒内心啧声，看起来他气的真的很严重。我有说什么吗？洛寒一边奇怪着，一边关上门。 有了林青霄的话，洛寒心安理得旷工，吹了灯打算睡觉。睡前，他又本能地拿出平板，随手一刷，没想到这一刷，还真让他发现了重大消息。林崇玉，或者现在该叫他叶崇玉，此刻身上散发着黑色光芒，他入魔了，而且看情况，他魔气增长很快。洛寒调出地图细看。 果然，他激活了体内的魔族血脉，放任魔脉吞噬体内灵气。仙魔是两种截然相反的力量体系，光不能净化暗，可是暗污染光却是再容易不过的事儿。所以历来只有仙人堕魔，从没有魔族修仙。叶崇玉体内的魔气爆发式增长，最后停在了魔将终结也就是天仙终结。洛寒泽舌。 叶崇玉入魔前，他的修为也只是天仙初阶。他弃仙从魔，将自己体内的灵气转化为魔气。就算叶崇玉修魔天赋再高，能量也不能百分之百转换，多多少少都会有损耗。叶崇玉是怎么做到叛魔后修为比在仙族时还高的？洛寒想到这段时间叶崇玉的经历，忽然生出一种极微妙的感觉。 叶崇玉这三个月过得不算好，似乎总是遇到小人。这些人真的是地痞流氓吗？叶崇玉遭遇这些，真的是运气不好吗？原先洛寒不怀疑，但是现在他得打个问号了。这几天全中山都在忙庆贺大典的事儿，林青霄继任家主，这是几千年来中山最大的盛事。而且林青霄和林显红那一战引起多方关注。 至今还被三十六重天传颂，林清霄的继任大典自然备受关注，来者如云。庆典足足持续五天，第一天关系近的人就陆陆续续到了。叶子楠和邹继白一同到来，他们一进山门就对林清霄洛寒嚷嚷：“你们俩真是闷不作声搞大事啊！才几个月没见，你们俩又搞出大动静。我本打算和我父母介绍我在路上认识的新朋友。” 结果我还没来得及说，我父亲就提前一步从底报上认识你们了。叶子楠虽然说着玩笑话，可是依然郑重对林青霄道喜：“恭喜！”他嘴上开玩笑，但同在大家族中，叶子楠怎么能不知道这种大家族的是非呢？林青霄流放兄长，逼宫父亲，现在成功了，所有人赞颂林青霄的传奇。 但是在最开始，他得被逼成什么样啊？叶子楠明白这其中的不容易。现在一切已经过去，再说这些徒惹晦气。叶子楠掩去一切，插科打诨道：“没想到啊，没想到！三月我们在天宫告别时还是平等的，谁知道再见一面竟然隔了一半。儿。幸好林青霄年纪小，他要是再大些，我岂不是还得喊他一声叔叔？” 林清霄没有当过少主，直接接任家主，一下子和叶子楠易华轩的父亲成为同辈。按这些先族世家的关系，叶子楠易华轩喊林清霄一声世叔，林清霄也当得。洛寒听到，扑哧一声笑了。林清霄又被人戳中隐痛，身周的寒气几乎要结冰啊！他其实并不在意年龄。 但是怪只怪洛寒实在太年轻，如今满打满算不过二十六岁。如果按天启纪的历法，他今年才十九岁。若是林青霄再被人喊一声叔叔，就真成了洛寒的父辈了。林青霄本来就被前几天洛寒那句“你特别像我爹”刺激的不轻，现在又被叶子楠说隔了一辈儿，他整个人都不好了。 叶子楠没想到自己随口一句玩笑，林青霄浑身气势都变了。叶子楠本能后退两步，默默捂住胸口。我就是开个玩笑，你不至于动手吧？林青霄沉着脸，严肃地说：“年龄都是虚妄，凡事当就事论事，一味强调年龄毫无用处。以后不必再提及年龄了。”啊！邹继白没反应过来，直愣愣地说。 你才一千岁就修到上仙，这个速度前所未有啊！外面不知道有多少人夸你年少有为，你竟然不喜欢听别人说年纪，这也是林青霄尴尬的点之一。他纠正说：“是假上仙，不是上仙。至于一千岁，还是不说为好。”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。 下期更精彩。